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三集。自那天和菩提树交谈过后，天地凌青霄回到天宫，独自度过了许多年。天界的疆域，在他手中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 天宫的声威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，六界之人提起天地，无论种族，无论地域，都会露出敬畏、震撼之色。因为林清霄的修为越来越高，都已经超出了六界认知的极限。力量体系越低，划分越详细，而等到了高阶，边界就非常模糊了。世人只知道金仙之上有仙尊。 至于仙尊的力量如何区分，古往今来鲜少人知，大众无法理解，就将金仙之上统称为大罗仙尊。然而，仙尊和仙尊之间显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。后来编撰史书的人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林青霄的力量，即便大罗仙尊，只能从史书中寻找。 但是从简短的记载中也能看出，林青霄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先祖。最后，编史的人没办法，只好将林青霄单独拎出来，另外讨论。《天界启蒙》的课本中，夫子给先族孩子传授力量体系时会说：“修为分为六个等级，分别是灵仙、天仙。” 上仙、金仙、大罗仙尊和天帝陛下，林青霄终于能够逆转因果，改变创世神的法则。如今，林青霄站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，看到他和自己一样被父亲调换，一样饱受苛刻和苦难长大。后来，他被亲生母亲挖走龙丹，掉入深渊。 暗无天日的深渊中，他正在养伤，忽然听到外界传来动静，一个人掉下来了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看起来甚至没有修炼过。林青霄看着年轻版的自己在阴影中观望了很久，蓦然扔出一个冰盾，为他挡住风的攻击。林青霄失笑，才发现原来是从这里开始不同的。 洛寒倒在地上，似乎愣住了。林青霄慢慢走到他身边，蹲身，轻轻附上他的脸颊。他的手是虚影，直接穿过洛寒的脸颊，既碰不到，也感知不到。林青霄并不理会，依然轻柔地捧着他的脸说：“我来找你了。”接下来的记忆，说实话，对天地林青霄来说，不算什么美好的体验。 他眼睁睁看着一切都因为洛寒的介入而变得不同，他更早获得神珠，更早离开绝灵深渊，更早养好伤势，赶上了希尔米海之行。他也看到洛寒什么都不会，那个在林青霄看来过于年轻的自己，教他御剑，教他法术，为他亲手戴木离为他削断叶崇玉的手。他们两人一起去了希尔米海。 去了大明城，去了天宫，最后又掉到中古。林青霄尽量保持客观，看到这一幕，都忍不住叹气了。这也太幸运了吧。果然被天道眷顾的人，运气就是与众不同。这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。林青霄旁观中古大战，看着另一个自己上阵杀敌、排兵布阵。 无望地寻找洛寒的踪迹。考虑到他的年纪，能有这番表现，已经殊为可圈可点。在中古决战时，林青霄亲眼看到魔神碎片没入另一人心脏，林青霄有点明白洛寒为什么非要回来了。好像心魔确实比他想象的严重些。罢了，即便如此，也原谅他了。 两人从中谷回来后，果不其然，还是撞上了龙丹这场无法避免的争斗。只不过记忆中的他可比林清霄当年幸运多了，他没有经历一百年的蛰伏，没有被关入富灵山，也没有忍受林显红的虚情假意。他夺回龙丹后，直接就打败了林显红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血战过后，大雨滂沱。 无数雨滴悬浮在空中，洛寒从身后走来，为他撑起一把伞。林清笑叹气，似是感怀，也似是欣慰。他嫉妒他幸运，也庆幸他幸运，不用再经历那一切。林青霄终于明白洛寒口中的放花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他第一次知道。 原来年轻时的自己有这么多心计和花样。天地林清霄想，如果他没有经历那些痛苦折磨，没有经历五十年禁闭生涯，没有经历和林显红漫长的虚与委仪那么，他，也会有这样纯粹的欢喜和爱情吧。时间继续前进，林青霄发现，这个他第二次失去了洛寒的音讯。 这一次又是绝望的四百年，算上中古的五百年，他认识洛寒九百多年，其中仅有十年在相处，其余的九百年，他一直在失去和寻找。而且他第二次失去的四百年，可能还有天地林清霄的手笔。天地林清霄平心而论，这个他确实有点惨。 但是想想天地灵星霄后期独自熬过的漫长岁月，他这九百年实在太轻松了。时间慢慢到了今夜，天地灵星霄本想着会一会心魔，可惜心魔一直安安分分不曾出现。天地灵星霄多少有些可惜。两人的时间达到统一，壁垒破碎，记忆融合。 他们两人如同镜子里和镜子外的人，两人命运相同，性格相同，却被一道镜子隔开。如今镜子破碎，互为镜像的两人也终于合二为一。曾经的两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这一半，偏偏又从洛寒身上得知另一个人的存在，他们都觉得对方才是被偏爱的。如今终于看到了事情的全貌。 林青霄发现，确实是他太偏激了。他患得患失，不信任自己的伴侣。洛寒一直在配合他，甚至为了让他安心，两次被他禁锢。洛寒一直在努力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，而林青霄仗着洛寒的付出，越来越得寸进尺，越来越不知满足。可是这种感情模式，本就是错的。 如果当初他将人圈禁在玉清宫后，女方不是罗涵，而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大小姐，或者柔弱善感的普通人，那么他们两人的感情必然要以悲剧收尾了。如果对方是个出身尊贵的大小姐，难免被宠得心高气傲，被禁锢后多半会大打出手；如果对方是个普通仙子，没有反抗的能力。 天然弱势下，他哭哭啼啼，以泪洗面，两人隔阂越来越深，恐怕最后也难以善终。但是洛寒既有高贵的身份，又有柔和的处事风格。他生而为神，却在凡人中长大，拥有神的能力，也有着对普通百姓的体察能力。他其实有能力离开，可是他选择安安静静住着。 任由林青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，等林青霄安心下来后，再一点点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，潜移默化的进入他的生活，让他相信自己不会离开。无形的限制破碎，林青霄睁开眼睛，瞳孔中旋转着玄妙的光芒，一闪而逝，很快归寂于无。世界的物质是唯一的。 但是，因为人生选择不同，际遇不同，命运也会出现分叉，成了两种可能的人生。原本这两种可能性是互不干扰、也互不交叉的，可是因为时空线的扰乱，两种人生中的林青霄都遇到了洛寒，并且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。最终，天地林青霄修炼到极限，超越了神明的力量，让两个时间线融合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